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号晚上，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官啊，叫冯卡尔，在慕尼黑的这个贝格伯劳凯勒啤酒馆发表演说。这德国人呢，泡啤酒馆就相当于这个法国人呢泡咖啡馆，所以卡尔呢，在这个。 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啊，就是发表演说的时候，大概六百多纳粹分子和右翼支持者就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就带人冲进去了，那他跳上桌子，那伸手还挺灵活，挥舞左轮手枪啊，朝天空猛当，那天花板打了一枪，说“国民革命开始了”。当时希特勒的副手戈林哈，后来的这个第三帝国的元帅啊，向惊呆了的这个群众解释说：“纳粹这么做的目的是善意的。” 格林是一战时候的王牌飞行员，空军英雄，他都加入纳粹党当中了。所以这个巴伐利亚州的警察局长、陆军司令啊和冯卡尔这个行政长官都被这个希特勒等人呐用手枪赶到了另一个房间里。希特勒让这仨人承认他是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 这仨人都懒得搭理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哪儿来的你这玩意儿啊？你简直就不配跟我们说话啊！你威胁我们，你谁呀？啊，本帅刀下不斩无名之鬼啊！我一千六百万粉丝是吧？你十二个粉丝你配跟我说话吗？所以这个希特勒一看这仨人不理他啊，就回到大厅啊，说：“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向我们交出权力了啊，我们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要干的第一件事儿。” 就是为柏林的混乱局面组织一场游行，拯救德国人民。明天你们或者会发现我们组织的新政府，或者呢，你们会见到我的尸体。希特勒实际上呢是骗人的，那他说地方官员答应把权力交给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但是底下的纳粹党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欢呼了。他这一欢呼，被关的那哥仨真以为希特勒这么有群众缘，这么有群众基础。 于是呢，也就默认了希特勒的要求。希特勒当时也很不成熟嘛，啊，就把这哥仨给放了。其实你应该一直扣着他们，等你这事儿成功了再说。结果他给放了，他这一放，是吧？他就去处理纳粹党跟别的反对派的这样斗殴去了。那哥仨一出来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啊！原来希特勒这小子是靠骗人，所以立刻就开始准备反纳粹的力量。 第二天早上起来十一点多啊，正好是德意志这个共和国的国庆，就是这个魏玛共和国的国庆。三千多希特勒党徒啊，又聚集在这个啤酒馆的外面啊，在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的带领下，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的时候德军的灵魂人物，副总参谋长很有号召力。 所以这里边呢，有他在背后操纵，跟希特勒相互借力的这个关系。纳粹党徒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的时候，就遭到了警察的拦阻。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反政府的叛乱行为嘛。警察一拦，戈林首先跳出来，说要杀死前一天控制的人质。实际上他是虚张声势，那哥仨早跑了。警察不知情，就只好这个让道啊，让他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歌剧院广场，就又遇到了警察的拦阻啊！这时候呢，这个希特勒的一个保镖跳出来了，说：“别开枪啊，别开枪！尊敬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来了。”因为这个鲁登道夫毕竟是民族英雄嘛，所以把他抬出来。而希特勒挥舞着左轮手枪，大喊：“啊，让警察投降，投降，赶紧投降！”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开了一枪。 可能就是走火啊，因为是双方剑拔弩张，这个紧张是在所难免的。一走火，砰，就开打啊！双方就开打。格林第一时间就中弹了，那大腿、小腿都挨了子弹。幸亏呢，他皮糙肉厚，那四百磅重的一个大胖子，这一磅相当于九两，三百多斤是吧？所以挨了枪没事别人一枪打下去戳的是血，他滋来的是油，所以没关系，是吧？子弹都没法给他打贯通，是吧？希特勒一听枪响，就立刻趴地上。 鲁登道夫将军无动于衷，继续往前走，因为不会有人朝他开枪。他也知道，是吧？警察就闪开一条路，让他过去了。当然，后来这个鲁登道夫将军也被捕了。最后这一场混战啊，十六名纳粹分子被打死，三名警察殉职，希特勒被捕。啤酒馆政变虽然失败，但是纳粹呢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戈林就说啊，我们再也不会发动政变了。 我们只需要把国内的局势搅得更糟，这样呢，人们就会要求民族主义者来统治。就是说呢，他们意识到靠暴力推翻政府这条路走不通，人家还没出动军队呢，刚把警察派出来就把我们干趴下了。希特勒被捕之后呢，法庭要审判他，但是希特勒把这场审判变成了他的政治宣言，变成了他的演讲舞台。法庭指控当中，第一个被点名的是鲁登道夫将军。 但是呢，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啊。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是他。从开口辩护，他就想当铁锤啊。他出庭是想当原告啊，而不是当被告啊。用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他被迫发动起义的理由啊。谈到了游行，谈到了血腥的袭击，说他唯一后悔的是未能与被屠杀的同志们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这个起义的一切责任啊！他说，鲁登道夫仅仅是跟我合作的，但是呢，他不认为自己有罪啊！他说，我活着的任务是要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我怎么能被当作罪人对待呢？是吧？他这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的信念，以至于主持审判的法官和检察长表情啊都有了变化。接下来几次出庭，希特勒再次左右审判啊！在庭审的最后一次。 询问当中啊，他又说柏林和慕尼黑怎么受红色政权的腐蚀啊？开始这个这个胡说八道。那我是要把这个德国从这个红色时代当中解放出来啊，所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这个反响啊。然后他更要为自己向柏林进军这件事儿呢进行这个辩护，这样整个这个审判变成一场狂欢，一直持续到这个审判结束。希特勒滔滔不绝的这个。 雄辩是吧？哎，在最后一次这个讲话当中达到了高峰。他的这个发言呢，一部分是训斥，一部分是鼓励，一部分是谩骂，但从始至终引人入胜，目的特别有效。因为这个，按照当时的德国法律，被告有最后的发言权。希特勒说他是民族主义运动当中的一名政治鼓手，他发动政变是出自野心，这是不对的。说我想当部长啊。 这更是荒谬的啊！我就是要粉碎马克思主义，完成这个大业。部长这个头衔是吧？跟这个我的伟大理想相比，这这何等荒唐可笑！这算个屁是吧？我要带领人民向前啊！向前要重振德意志的这个声威是吧？哎，人民是选择了我们啊！那就开始这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这个呃，就是忽悠吧啊！整个就是一个这个大忽悠啊！但是法庭上的人听的是。 振振有词啊啊，听的是这个这个心驰神往啊。然后他跟法庭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人民必须要尊我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啊，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的理想是吧？人们注定会理解的，早晚有一天，大街上人们都举起我的这个哎万字旗啊，就是带钩十字旗啊。我们这血不会白流啊，这次流血不会把我跟人民分开啊。这么一通这个。 胡说八道！那不顾法庭的这个驳斥，那抑扬顿挫，那说完自己的最后几句话。那我们建立的军队日渐强大，迅速的与日俱增。就在此时此刻，本人骄傲的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啊，将会由连发展为营，由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 到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出庭啊！到那个时候，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官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做出起诉、做出判决。哇，这一通说，是吧？太能聊了。这个希特勒，他天生的一个这个呃演讲家呀，当检察官。 准备这个宣判的时候啊，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他们的偶像希特勒献花的妇女啊，检察官下令把这个花儿这个除掉。好多追随希特勒的女人啊，竟然要求准许他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由此可想而知，当时这些德国女性狂热崇拜希特勒到什么程度啊，都出来练剑来了。所以希特勒。 只被判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徒刑，最终在监狱里呢只待了八个月。就这八个月，他著书立说啊，俨然成为了职业政治家。他本来呢被捕之前就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有了更好的主意了啊。他这本书呢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呃，结果在第一卷里呢他就写了一个特别长的题目啊，叫“四年以来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做斗争的情况”。 哎，包括了希特勒的回顾自己的童年啊，在维也纳的岁月啊赤色革命啊，党在慕尼黑初期活动的叙述啊，啊，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啊。然后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而且呢，使他能够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啊，论证议会的这个政府的无用性啊，然后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战争失败的责任，什么都开始聊，把这个。 政治理论付诸笔端，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这个牢房安静的环境当中，希特勒啊，从典狱长那儿租来的打字机，吃力的用这个两个指头啊啊一指禅，他只会这么打，就把这手稿打出来。他有一个最得力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呢也参加啤酒馆暴动，然后自首了，跟希特勒关在一个牢房里。赫斯呢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他的口述，还帮他打字。 希特勒这个这个，就说在我坐牢期间，有时间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这个基础。希特勒也特别会争取狱卒，啊，把狱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发展成了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就纳粹党的人啊，连典狱长都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是吧？这个看守工作呢也非常的这个松弛，这帮犯人，纳粹党的犯人。 可以发行、打印地下报纸啊！报纸呢是办的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的文章呢一般都是希特勒撰写的啊，也为其他呢这个的文章画这个讽刺漫画，因为他毕竟是画家出身嘛，是吧？甚至希特勒在监狱里组织晚间集会啊，连派来这个偷听的这个看守都被他的演讲迷住了。结束会议的时候呢，这个他还高喊万岁啊，然后大家就一块唱这个。 起义啊！所谓的起义那天唱的这个歌啊，就就就就是就就各各种喊这“德意志高于一切”吧，永不磨灭。希特勒冲锋队啊，东山再起啊，就就开开始就唱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山再起终有期啊，希特勒是这么想的啊。二四年十二月啊，他出狱。二五年他的书出版了啊，叫《我的奋斗》啊，就是那个出版商觉得您这名字太长了，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一般人记不住，所以就。 我的奋斗啊，这个实现德国梦的很好的一个励志的这个典型啊。那么，呃，二五年的二月，纳粹党重建，希特勒呢，呃，再次任党的领袖。此后几年，这个纳粹党是几经起伏，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时机。呃，什么时机呢？就是人们生活越差，对现状越不满的时候，对纳粹党来说，时机越好。 二九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一直到三三年，经济危机一发生，德国惨到什么份上？一九三三年的德国经济规模相当于一八九六年，倒退了将近四十年，退回十九世纪威廉二世时代。整个德国几百万人失业，经济一片大萧条。当时的情况啊，比法国人制造鲁尔危机的时候还惨。 啊，有一个德国老兵叫戴林，他回忆啊，他说三三年以前自己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儿——饥饿。一家五口就靠父亲工作，而他父亲呢，失业了七年半，全家每个星期从政府领七马克救济，每天只能花一马克，五口人吃饭啊，一天三顿，长期吃不饱肚子。 当时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经济危机波及，活不下去。能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极少的土豆和面包。那母亲把这个土豆煮的稀烂，捣成泥，拌上盐，抹在面包上吃啊，就跟这个今天这个面包上抹果酱、黄油似的。那会儿就抹土豆泥。经济危机的时候啊，这个天天吃土豆泥，新鲜的这个水果蔬菜是一点都没有。你想，那人生长发育能好得了吗？ 魏玛共和国对此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不伸手不伸茬啊！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境，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困境当中人心思变，这个时候，希特勒的策略在调整，他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 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金特勒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他到处演说，争取选票。纳粹党的国会议席在经济危机当中不断增加。希特勒口才很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大声的许诺：如果纳粹党上台，将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着迷的幸福的未来。他用社会主义吸引下层，然后他许诺。 恢复德国经济，拓展生存空间，来获取大资本家的支持。这么一来，上上下下就都被他笼络住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咸鱼翻身的机会就到了。一九三二年四月，德国总统大选，希特勒跟兴登堡同台竞选。兴登堡是一战时候的德军元帅、总参谋长，又是第二帝国重臣。 一直对这个威廉皇帝啊忠心耿耿啊，桌上呢一直摆着威廉皇帝的照片但是他毕竟年事已高，跟希特勒完全是俩时代的人，居然要一起这个竞选。老元帅是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一战的下士，但是实际上呢，兴登堡经过了两次投票才击败了希特勒。兴登堡虽然连任了这个总统，但是呢，他面临的一个局面。 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逐渐增多了，所以兴登堡最后很不情愿的，只能让希特勒染指权力。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